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苏军打到柏林城下，希特勒呢因为手下将领啊没有按命令发动反攻而大发雷霆。不过这时候发脾气还能有毛用啊啊！冷静下来以后，希特勒接受了约德尔的建议，让防守西线的温克将军率领一个集团军火速回援。美国人咱不管了啊，爱谁谁了。 还任命魏德林将军为柏林城防司令，准备做拼死一搏。四月二十五号，美国第一集团军前锋侦察部队推进到了柏林南面一百多公里的易北河畔，在这儿他们遇到的不是德军，而是苏联人。双方从东西两线正式会师，给希特勒敲响了丧钟。现在，所有盟军的眼睛就都盯着柏林了。 这时候，这个防守柏林城的，除了残存的德军和党卫军以外，还有希特勒青年团和国民突击队。国民突击队呢，一般就是由一些退伍军人和平民组成的。希特勒青年团就更不靠谱了，主要都是一帮对纳粹有着疯狂信念的小孩。正规军都打不赢的仗，这些人来打，除了给战争增加了残酷以外，根本就没毛用。因为苏军经常没法区分平民和军队，只能无差别消灭。 苏军对柏林采用了多路向心突击的方式，从不同方向逼近市中心希特勒最后的据点总理府。双方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每一条街道、每间屋子都成了战场，经常是双方白天战斗，晚上就睡在相隔不远的屋子里，连对方说话什么都能听见。 德国人把大量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发给平民，配合军队在每一个角落伏击苏联坦克。几天以后，苏军终于找到一条捷径，就是四通八达的柏林地铁。于是呢，他们把大炮推进地铁里，一边开炮，一边用火焰喷射器掩护前进。地面上呢，苏联用大口径要塞炮和飞机投下的炸弹把柏林炸成一片废墟。不过，在德国人的拼死抵抗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此时离前线不太远的帝国总理府的地下掩体里，希特勒终于开始琢磨后事儿了。四月二十七号，试图逃跑的墨索里尼夫妇被意大利游击队抓住，第二天呢就当众处死，尸体呢被带到了米兰，倒挂在市中心广场上，任凭大家羞辱。希特勒得知此事之后，坚定了自杀的决心，不能重蹈覆辙。他最后一次视察了自己的部队，其中呢好多是青年团的孩子。然后他下命令。 所有军事机关的参谋和文职人员都要参加战斗，对按兵不动的指挥官都要枪毙，逃兵要在电线杆上吊死，啊，还要在身上挂上牌子，写着“我是逃兵，我背叛了德国”。海因里希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啊，说我现在没弹药了，啊，我不能再让大家送死了。希特勒二话没说，解除了他的职务，由伞兵司令施图登特大将接任。 不过，施图登特离得太远，根本就来不及过来上任。剩下的德军就都是各自为战了。希特勒这么疯狂，但是纳粹的几个高官们嘛，可不都这样啊？各有各的小算盘。四月二十号，元首生日 party 之后，帝国元帅戈林就跑到了自己的别墅，琢磨着呢，自己应该代表德国跟盟军谈判了。之前呢，希特勒曾经有个命令，一旦自己发生不测，就由戈林接替他的位置。于是呢，他就给希特勒拍了个电报。 说现在您看是不是已经时候到了？那命令还有效吧？啊，如果今天晚上十点半还没有收到回信儿，我就认为呢您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呢开始执行命令了。这封电报一来，希特勒立马是怒不可遏，是吧？下令逮捕格林，开除党籍。格林就这么被党卫军关起来了。空军司令的头衔啊，由格莱姆大将接任，同时呢晋升他为元帅。格莱姆也就成了纳粹德国最后一位元帅。 另一位左膀右臂、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更加狡猾，他早就看清德国必败，一直在利用自己的情报部门跟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接触。但是呢，艾森豪威尔很有原则，告诉他只能无条件投降，没有任何可以谈的。好巧不巧的是，这个事儿被路透社记者知道了，立刻就变得尽人皆知。希特勒得知之后也下令逮捕希姆莱。 但是呢，希姆莱以指挥党卫队的名义提前开溜了。于是，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里，戈林和希姆莱都被解除了所有职务啊！因为希特勒这个元首啊，是以前的总统和总理两个职位合并来的，他死后就不能再这样了。所以他决定由海军总司令邓尼斯元帅接任德国总统啊！因为陆军和空军都背叛了他，只有海军是最忠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接任总理和纳粹党主席。 下面大小官员一应俱全啊！遗嘱立完，希特勒也要走到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四月二十九号，城防司令魏德林报告弹药用尽，无法继续战斗。第二天凌晨，希特勒跟多年的情妇艾娃·勃劳恩举行了简短的婚礼，大家呢因此还发了点三明治和气泡酒。他俩婚礼的主持人呢是临时从地下掩体的路人里。 找出来的啊，就因为这哥们儿是个公务员啊，其实他就是负责柏林一个区垃圾收集处理的，还是个副职。这天下午呢，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躲在一间这个屋子里啊，先用毒药毒死了自己的狗啊，也是为了测试一下毒药的效果。然后呢，希特勒吞下了一粒氰化钾胶囊，在咬破的同时呢，往自己嘴里开了一枪。艾娃呢，也跟着服毒自杀。他俩的尸体连同死狗一起包裹起来，被抬到总理府的后院。 挖了个坑，浇上汽油，点燃，没多久呢，就在炮火中烧成了灰烬。希特勒一死，总理府的人就开始播放爵士乐啊，这是他生前严令禁止的。当天晚上，苏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国会大厦的圆顶，在这里负隅顽抗的两千多党卫军被全部消灭。五月二号，魏德林率领残部向崔可夫投降，柏林战役宣告结束。城外的零星战斗又持续了几天，不过呢，掀不起什么风浪。 攻克柏林这场战役持续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德军总共伤亡三十二万人，其中阵亡就高达十万，还有数万平民死亡。苏军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不过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八万五千人倒在了柏林城下，伤亡总数也将近三十万。这里边一半是在朱可夫强攻德军防线时候损失的。最可悲的是。 柏林陷落，可是柏林人民的噩梦啊，只能算是刚刚开始。苏联军队所过之处，各种暴行就没有停止过。苏军挨家挨户进行打砸抢，从未成年的小姑娘到老太太，只要被发现就会被强奸甚至轮奸，好多人因为抗拒而惨死啊。德国。 统一的时候，著名的这个总理就前总理科尔，他的夫人当年都被苏军强奸过，是吧？或者呢，这些人因为不能忍受屈辱而自杀，是吧？这个后来苏联解体之后啊，好多资料被解密，经过一些历史学家的不完全统计，二战后期在苏联人的地盘里，大约有两百万妇女被强奸，其中呢，很多都发生在德国之外的地方啊，比如这个南斯拉夫。 当然也包括中国东北啊！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呢，今天居然还有很多人为苏军的暴行辩解。这个最常说的理由呢，就是德国人在苏联也犯下了不少暴行，然后很多苏联士兵呢本身素质不高，又充满了复仇心理啊！这在客观上可以勉强算是一个原因，但是呢。 呃，苏联领导人和高级军官啊，却是纵容甚至鼓励这些暴行的。那有一位红军师长啊，就在作战动员时时候呢，跟大家讲话啊，说士兵们，眼前这座城市里有大量的美酒，那里的女人个个漂亮，只要你们把这座城市打下来，起码在最初几天，你们想干啥就干啥。这就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了。啊，只要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洋学生，是吧？这绝绝对十恶不赦啊！可惜直到今天。 这些罪行呢都没有得到清算啊，但是呢，咱们绝对不能把他忘了啊。根据希特勒的遗嘱，邓尼茨元帅和戈培尔博士应该组织新政府，但是戈培尔呢，在希特勒死后第二天就和他老婆双双自杀啊，死前还用毒药毒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所以投降重任就落在了邓尼茨一个人的手里。 五月七号，邓尼茨派约德尔大将在法国里姆斯盟军司令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天呢，又派凯特尔元帅与苏军的朱可夫这边又签了一份这两份投降书都是规定当天夜里十二点正式投降。所以到今天，西方国家的胜利纪念日是五月八号，前苏联各国呢则是五月九号。那绝大多数德军将领都按照命令投降，不过呢有例外，那驻守捷克首都。 布拉格的党卫军司令弗兰克就命令部下继续抵抗，并且镇压城内的起义。他手下就有俄罗斯解放军司令弗拉索夫将军。他知道呢自己到了命运攸关的时刻，于是突然倒戈，帮助捷克起义军反对德国人。斯大林得知此事之后，马上联系捷克流亡政府，警告他们不许跟弗拉索夫合作，同时让科涅夫的部队加速前进。五月十一号，布拉格被解放。 弗拉索夫逃到美国这边申请政治避难，结果呢被遣送回了苏联，在第二年呢被判处绞刑。据说他和好多俄罗斯解放军的官兵都是被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致死的。不管怎么讲，纳粹德国最终还是覆灭了，整个欧洲终于在废墟里迎来了和平。不过呢，更困难的问题还是在战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抓捕战犯啊，尤其是几个元凶。 头号战犯希特勒自杀，二号就是格林啊。希特勒死前下一道密令，说如果国家灭亡，必须处决叛徒。结果呢，没有被执行。恢复自由的这个格林啊，舔着大脸给邓尼茨发了电报啊，说听说您要派约德尔去跟艾森豪威尔谈判，我应该比他更胜任这种元帅对元帅的场合。邓尼茨压根没搭理他啊。格林依然没有死心，自己开车去找美国人啊。结果呢，遇上大堵车，全是难民。 最后呢，在半路上呢，被美国人发现，并且这个逮捕了。刚逮捕的时候呢，格林享受了 VIP 待遇啊，这个美国空军司令斯帕茨上将还开香槟酒招待他，那说是为德国空军的英勇干杯啊。要不说斯帕茨这个人呢，就是个傻大兵，政治观念太差了。 是吧？艾森豪威尔一听说就大发雷霆啊，把斯帕斯劈头盖脸一通臭骂，是吧？马上下令把格林的元帅结账，什么勋章啊、钻石戒指都没收啊，关到了这个监狱里。要说希姆莱啊，比他强得多啊，党卫军头子绝对不是白当的啊。他向邓尼茨提议由自己代表德国去谈判啊，被拒绝之后呢，马上意识到形势不妙，赶紧开溜啊，剃掉了自己标志性的小胡子。 用布呢遮住一只眼儿，装扮成一个交通警察，拿着别人的证件逃跑啊！跑了好多天，期间还露宿街头，是吧？结果呢，还是在一个英军岗哨呢被拦了下来，因为他这个身份证啊太新了，不像是个逃难者啊，就被扣了下来。一看逃跑不成啊，他就要求见岗哨的军官，并且呢对这个英军上尉说：“啊，我是希姆莱，我要求见蒙哥马利元帅。”上尉一听非常重视，那赶紧给希姆莱搜身、洗了澡。 就派专人呢送到蒙哥马利的指挥部，可惜蒙帅不在啊，他的这个情报部门负责人墨菲上校呢，就先负责给希姆莱验别正身啊，别是假的。期间呢，就让医生检查啊，希姆莱嘴里是不是藏着毒药啊？结果真的就发现啊，希姆莱把一颗假牙拆掉，在这儿呢。 这个藏了一个这个氰化钾胶囊，医生正要再仔细看的时候，希姆莱突然转头咬破了胶囊，抽搐了一会儿就死在了地上啊，逃脱了历史的审判。格林和希姆莱之后啊，其他各大战犯纷纷落网啊，邓尼斯的政府呢也被解散，下一步呢就是要给他们搞一场大审判。 地点选在了德国东南部的小城纽伦堡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意义的法律和法庭来审判战犯。每位战犯都配有律师，允许他们为自己辩护啊，这个意义绝对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关于纽伦堡审判的故事，我们会在特辑节目里呢再给大家详细讲述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纳粹覆灭。 这一集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下一个专辑呢？咱们就要回到太平洋战场，看看小日本儿是怎么走向最终失败的。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